第一单元生活点滴，第一课孩子给我们的启示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妈妈不在家。 明明像个小绅士，把阿姨迎进门，跑到桌子前，费力的踮起脚尖，倒了一大杯凉茶，郑重的捧到阿姨面前。阿姨别提多感动了，接过凉茶，瞬间暑气已经消散了一半。 二，露西来到我家，早餐我准备了包子和小馄饨，孩子们边吃边聊，滔滔不绝。吃完早饭，露西对我说：“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美味佳肴，非常感谢您。”我瞬间被露西的赞美感动了。 三，到底应该怎样培养孩子？显然，过分的溺爱、过度的保护、天天督促他们埋头在书本堆里死读书，都是错误的。大家知道，自然是孩子的天性，自由是孩子的本性，约束天性和本性，就是扼杀成长的活力和动力。这样的教育一定不会成功。 四，我很喜欢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，他勇敢、聪明，能分清好人与坏人。他用超人的本领守护他的师傅和弟兄们，就像我们生活里的警察抓坏人、帮好人，时刻保卫着我们。这就是《西游记》给我的启示。 五，当孩子告诉父母“我感到难受，我很失望”时，粗心的父母往往会一笑了之，甚至会说：“小孩子有什么可失望的？”这就是现今多数父母存在的问题，他们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。